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拯救美强惨男二》，作者九月流火，第一百四十一集。洛涵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这桩事本来就是个无解之局，事情已经发生，再谈怪谁毫无意义。何况，无论他还是林清宵。 都是受害者，最终结果不该怪到他们身上。洛晗换了个轻松的，尽量能少踩雷的话题，问：“这些年你做了些什么？”林清霄说：“无他，暂时跟随荣成神出战平时修炼。若是有闲暇，兴许会考教下面人的阵法。偶尔西恒神也在营地，我会去陪他练习时间法术。” 他三言两语说得非常简单，但是洛寒翻译一下，那就是白天打仗，晚上修炼，同时阵法、时空法术两不相误，还顺便教出了一批阵法学徒，真是可怕呀！中古灵气浓度、天材地宝都远比后世丰盛。林青霄之前就说过，他在这里修炼一天，大概比得上天启纪修炼五天。他在天启纪的修炼速度就很变态。 那就是说，林青霄相当于已经修炼了两千五百年。或许和剑法进步比起来，修为上的进益根本不足为道，实战才是成长最佳的途径，而战场又尤其磨练人。他如今的战斗力和昔日相比已是天差地别，这一点洛寒白天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他随手挥出的一剑，几乎把对面半个山头削平。 这可不仅是两千多年修为能带来的。洛寒则舌，发自内心的问：“你现在修为到什么等级了？”现在就算林清霄说他已经进阶成上仙，洛寒也不会意外。林清霄看出洛寒的意思，轻轻摇头：“只是天仙上阶而已。”洛寒顿了顿，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而已。 林清霄现在满打满算一千五百岁，已经到达天仙上界。不知道这个进度被十万八千岁还在天间出切晃荡的叶子楠听到会作何感想？以这里的灵气浓度来说，并不算快。看林清霄的表情，他是当真不觉得自己这个成绩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并非这里的人，不被天雷认可。 一百年前到达天仙上界后，再感受不到下一次进阶的迹象，恐怕我得回到天启纪后，才能完成上仙雷劫。仙族每次飞升都需要经历天雷的考验，级别越高，雷劫就越危险。仙族大能在飞升时没撑过雷劫，一瞬间灰飞烟灭、魂飞魄散，也是常有的事儿。林青霄并非这个时空的人。 他的上仙雷劫显然得回到天启纪后才能引发。洛寒哦了一声，知道回天启纪必须提上日程。同时，他还知道了林清霄修炼是真的变态，他竟然五百年前就达到天仙上阶了。按照他这个速度，修炼到上仙进阶，岂不是说实现就能实现的事情？回天启纪刻不容缓。 要不然，林青霄再在中古修炼几年，可能一出时空隧道就会引发飞升雷劫，更甚者，在穿越中就会出事儿。天雷不是闹着玩的，洛寒最知道雷劫有多强大，他怎么敢拿这种事情让林青霄冒险呢？洛寒突然感受到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就和小时候邻居家的孩子又考了满分，而他还没开始写作业时一样。 洛寒的观念里，只过去了一年，现在的他和进入时空缝隙前的他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林清霄却扎扎实实进步了五百年。本来就是尖子生，还抢跑，过分。林清霄大致说完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反问：“你呢？你这一年过得还好吗？” 一说起这个，洛寒就忍不住悲愤。他怒道：“我都难以形容，在虚空域到底有多么无聊。那个鬼地方比绝灵深渊还过分，没有光，没有声音，没有人烟。唯一的活物就是空间兽。你都不知道空间兽到底有多大，用山形容它都不够，得用海。从空中掉下来的时候，它的身体能把整片土地都覆盖住。我得花一刻钟才能从它的尾巴走到心脏。说起来很奇怪。” 我明明觉得只过了一年，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就是五百年。不过幸好不是五百年，要是我在那个地方关五百年，都不用空间受杀，我自己就疯了。洛寒说这些话时，一如他们分别前，活泼自然、亲昵，带着少女的活力和嗔怪。对呀，他现在满打满算不过二十三岁而已。林清霄看着面前的洛寒。 眼中难掩感怀，洛寒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他也确实没有变化。然而，对于林清霄来说，横亘在他们中间的是五百年的杳无音信，是五百年的战火连绵，是五百年的希望和失望。他依然充满了青春和朝气，而林清霄却迅速变得苍老。这种老不体现在外貌，而是内心。 洛寒不想暴露自己穿越的事情，所以略过了父母指引他回来这一环，一语带过虚空域，讲到了女娲。后来我被女娲神发现，被他带回仙界。刚才在主帐的时候，我不方便在众人面前提起女娲神，就没有提这一茬。但是我并非有意隐瞒，而是此事关乎帝皇，和战局关系敏感。我知道。 林清霄轻轻抬手，止住了洛寒未完的话。外面有阵法，声音不会传到外面，我也不会告诉其他人。你不必解释了。好吧。洛寒咽下，兴致勃勃地给他看自己带回来的内核。这是我从空间兽身上挖出来的内核，你看怎么样？林清霄扫了一眼，笑道：“ <laughs> 力量庞大，非常有用。” 你若是喜欢，改若帮你做成法器，正好你还缺一样攻击法器。我曾经答应了你为你练剑，但是习剑并不适合你，这个反而不错。洛寒听到这里微微怔忡，他没有经历中间五百年的时光，他都需要好好想一想，才能想到来中谷前，林清霄曾答应替他练剑。那时候他们在中山，即将启程去希尔米海。 林青霄带他去天照城挑选法器，因为怎么都挑不到合心意的攻击法器，林青霄便应允帮他打造一把。过了这么久，洛寒都忘了，林青霄却还记得。明明他才是经历了更多时光的那个呀。洛寒忽然释然了，心底无形的芥蒂瞬间消弭。对呀。 林清霄确实变得更像后面那位天帝了，他也确实不再是他认识的那个林清霄了。可是那又如何？即便他变了很多，他依然会默默照顾他，会记得他无心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对洛寒来说，他依然是他。人本来就要不断成长，他怎么能因为他变了很多就和他生出芥蒂呢？何况，林清霄有变化，未尝不是好事。 曾经他太无欲无求，而现在的他，锋利的如同一把开刃的剑。虽然锋利冷硬，但是有了明显的爱恨情感。相比于在绝灵深渊遇到的那个绝望、脆弱、生无可恋的银龙，洛寒更希望看到他如今的模样。而后世的那位天帝，其实更像女娲，高寡淡漠，神性高于人性。 现在的林清宵有黑化的趋向，至少还在可控范围内。稳住，他可以完成任务。两个人相互说完近况后，仿佛中间错位的时光慢慢补回来，他们又回到最开始的模样。林清宵看到他取出来的战利品，听到他风轻云淡地说最凶险的几次战斗，内心越来越压抑。他忍不住想：他本不该受这些苦的。 最不济，这些不该他一个人面对，让他独自上山，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严重的错误。这五百年来，那天的景象一直在反反复复的折磨他。现在听到洛寒的话，林青霄内心的自责更深。如果不是他太过疏忽，没有发现魔神埋伏，洛寒怎么会经历这些呢？更甚者，如果他能强大一点早在青山村的时候就斩杀魔神。 从一开始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了，一切都怪他太弱了。洛寒压根儿不知道，同样一番话，他和林青霄的感想竟然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洛寒想到自己在明镜台看到的景象，问：“这五百年战场局势怎么样了？”林青霄回神，将内心所有想法压在心底，缓声说。 伤亡惨重，对两方都是。这五百年战局越来越焦灼，不止仙族不堪其苦，魔族也撑不住了。魔族大量的青壮劳动力背井离乡，在仙族的土地打仗，魔域本土没有人，农业、经济、人口各个方面都濒临崩溃。再打下去，或许仙族还没怎么样，魔域就先瓦解了。两方领导人都知道。 战争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这是所有人最疲惫的时候，往往也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都打了这么久，谁甘心在最后关头输给对方呢？越是即将崩盘，越是要不顾一切。时至今日，中立的浑水摸鱼的神纷纷表态，仙魔两方的神更是全都下场。魔族食神亲临前线，仙魔战线绵长。 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五大战区，每个战区都有两个神坐镇。来向石这边的是魔神和瘟神，这是魔族内最强的两个神。向石这边的压力相当巨大。先族镇守向石的是荣成神和贺虚神，从神的数量上看，两方均等。但是先族这边还有一个时间之神西恒西恒中立。 可是和荣城贺虚交往甚密，一旦西恒表态，仙魔双方的天平将立刻发生翻转。各位小耳朵，本集已播讲完毕，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下集更精彩。